第二十集，眼眸亮了亮，林河西换上拖鞋，抬手关上身后的门，放轻脚步朝他走去。灰白相间的阿拉斯加昂起脑袋，警惕而又高傲的望着他。林河西停在他面前蹲下，出声问：“在客厅里接水喝的油虫，你家狗叫什么名字？”啊？”油虫端着水杯走过来，叫了一声阿拉斯加的名字。 饭团，阿拉斯加毛茸茸的耳朵尖轻动，晃着尾巴朝油虫站的位置小跑过去。转身时，尾巴尖还从林和西近在咫尺的脸上扫过，糊了他满脸的尾巴毛。他原地站起来，也朝客厅里走去，将装药的袋子随手搁在桌边。他在沙发前坐下来，用没受伤的那只手轻拍身旁的空位，叫饭团的名字。 阿拉斯加却只围在油虫腿边来回转，并不搭理他。林赫西神色失望的扬起脸去看油虫，瞥见他那有几分眼巴巴的模样，油虫微不可见的扬眉。想摸它就自己想办法。林赫西慢吞吞垂下眼眸，思考片刻后，他再度抬眼，犹豫的朝油虫开口道：“油虫，你能不能过来一下？”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坦白。刘崇站在原地不动。什么事？他满脸的欲言又止，声音很轻的说了一句什么话。尤崇站得太远，没有听清，放下水杯，朝沙发边走近几步，微微拧眉问他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林和熙坐在沙发上，伸手去扯他的衣角。尤崇侧身避开他伸过来的手。 有话就直说，管好你自己的手。林和熙道：“那你再靠近一点。”后者定定审视他两眼，像是在权衡和凭借他话里的可信度，然后才面容冷淡的朝他靠近一步。林和熙毫无预兆的朝他露出笑容来。此时和他离得近，连对方嘴唇轻轻弯出的弧度都看得十分清楚，有种满脸莫名。 却是不由自主的放松了警惕。察觉到林和熙再次伸手来拽自己的时候，尤虫已经来不及躲避，只能任由对方的手攀上自己的小臂。岂料对方那只手还用上了不小的劲儿，尤虫被拽得身体不稳，朝沙发上他坐的位置倒过去。短短的一瞬间内，他的脑中掠过林和熙那些数不清的暧昧烈行。 尤崇面色骤沉，要将面前的人推开，手伸到半空里时，才想起来对方手臂上还缠着纱布，他又硬生生的转过方向，掌心贴着林和熙手臂上的纱布轻擦而过，最后有惊无险的撑落在对方身侧的沙发里，堪堪避过与林和熙迎面相撞的场面，紧接着就是怒火涌至心头。尤崇单手撑着沙发翻身坐下。 正要冲林和西发作，却见后者像是无事发生般，面朝他的方向侧过身来，弯腰将跳上沙发中间的阿拉斯加圈在怀里，神色满足的揉起阿拉斯加背上的毛来。当即想明白对方那样做的意图，尤虫气急反笑，却还是将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只是心情平复未过片刻，他就见林和西将目光从阿拉斯加身上挪开。 仿佛终于记起沙发上还有其他人般，若有所思的抬头望向他。我刚刚是不是说有件事要和你坦白？尤冲语气不怎么好的提醒他：“ <laughs> 你难道不是故意骗我，想让我帮你把狗引到沙发上来？”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。林和熙眼底渐渐清明起来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摸摸鼻尖：“嗯。” 我确实也有事要告诉你。尤虫眼眸锐利的看他，什么事？林和西道：“其实我住在楼下。”楼下？尤虫嗓音危险，哪个楼下？林和西道：“你楼下。”尤虫的面色彻底黑了下来。两分钟以后，林和西被他从房子里赶了出来。 他蹲在门外穿鞋，油虫冷脸站在门里盯着他，那条阿拉斯加则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油虫身边。林和熙将换下的拖鞋放入门内摆好，顺势恋恋不舍地伸出手，摸了摸阿拉斯加毛茸茸的脑袋，神色期待的仰头问：“下次来的时候，他还能认出我吗？”垂眸扫过他那张脸，油虫再开口时颇有几分咬牙切齿的意味。 你就那么肯定，你还有下次踏进这里的机会？下一秒，门在眼前重重的关上。短暂的愣神过后，林和熙轻眨眼睛，而后笑着起身，两手空空的去按电梯旁的下行键。等待的过程里，他对着电梯门悠然自语道：“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下次了？” 周日下午两点半，大家在校门口碰头。小组内其他五人都按时会合，唯独林和西迟迟不来。谁也不愿意在微信上叫他，最后还是杨卷给他打了微信语音。林和西接起语音电话时，说是已经在过来的路上。杨卷挂掉语音，把林和西的话转达给剩余四人，当场就有人拉下脸来，高声抱怨他的不守时。 杨卷忍不住替他解释了一句：“说不定是临时有重要的事耽搁了。”寝室里另一个叫赵度的室友小声反驳：“我看哪里是有事耽搁，分明就是昨晚战况太激烈，到现在还没起床吧？”周轩转过头来问：“什么战况？”就连不怎么关心八卦的油虫也看了过来。赵度面露惊讶。 你们都没看校内论坛吗？周轩闻言不快的皱眉。论坛里全是林和熙的八卦，谁愿意天天去看？我也是昨天偶然看到的。赵度压低声音，论坛里匿名投出来的表演系的新系花，你们都知道吧？杨泉想了想，神色恍然道：“我知道，好像是一个一年级的新生，叫……这。” 周轩接过他的话：“方清宁，哎，对。”赵度点了点头。昨天下午，有人拍到他和方清宁进了车站附近的情趣旅馆，还把照片放上了论坛。哼， <laughs> 他倒是速度快。周轩轻哼：“这么快就勾上一年级的新生了。”另一个组员也道。 这个帖子我也看过，照片拍的很清楚，看侧脸确实是他本人。几人开始掰着手指头说，林和西和炮友去开房被人拍到或是被看到的次数，从始至终都站在旁边没有说话的游虫，此时冷不丁的出声问：“确定是昨天拍到的照片？”赵度闻言愣了愣道：“呃，你看照片吗？”游虫没有任何犹豫。 看，赵杜拿出手机，登入校内论坛，给他找那张照片。边上，周轩神色纳闷的看他：“你什么时候也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了？”尤崇不置可否：“看看怎么了？”周轩果然不再追问，只冲他轻抬下巴道：“行，你是大少爷，你说了算。”